锵锵三人行，哎，嘉诚来了，来了，这个文道兄，哎，这个文道现在还喝酒吗？不喝了。 这是因为出家的这个不是出家， <laughs> 是因为学坐禅学佛要喝酒的话，你你影响坐禅的状态嘛。哦，加藤酒量怎么样？酒量还挺好的，就是可以跟东北的人军人可以拼拼一下。哎呦，你能跟我们东北的解放军拼喝酒？对，等于那是那沈阳军区嘛，那唯一被被被那个醉掉的，对。平时平时还好，但是这毕竟的汉族文化不一样嘛。因为如果你要在中国混谋生，那不喝不行啊。哎，学会中国谋生了，没错，没错。 我跟你说，这个查醉驾呀，我就发现他有很多呀，这个好玩的事儿。你看那天就说一个，还有见过这自投罗网的，嗯，是吧？广东清远最近判了一个，好像判俩月，就是清远醉驾第一人。这哥们儿，你说这真是这这这这自找的，嗯，什么意思？就是警察呀，在路上啊正在查醉驾。 是，他喝多了，他开车路过，他开车路过，他看见堵了路啊，他就把车停下，下了车，他训斥警察，为什么把路挡了？为什么把路挡了？ <laughs> 我过不去了。警察一听，他喷的满嘴都是酒气，这 <laughs> 这这一吹，他一看要吹，回到自己车里，锁上车门，我摇上车窗，坐车里。这 <laughs> 这玩意太可乐了，真是醉到这程度。可是他们因为比如说像大城市的话，东京那种地方，他基。 基本上公共交通是很主要的运输工具嘛，日本人爱喝酒嘛，像加藤这种能跟我这么一拼的人不少。那么他们呢爱喝酒，那么有时候下了班大伙去喝酒，也都常喝醉。但是问题是这些人不是开车嘛，他们就搭公交、搭电车或什么，要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那干嘛呢？看日本电影也都很多嘛，就找个爱情酒店住一宿嘛，对，或者还是有人呐。 有什么意思？一个人不能住吗？啊，爱情酒店一个人，你那你喝醉了，你你回不了家，又赶不上车了，那怎么办？这时候还是往往还得还得找人呢。所 <laughs> <laughs> <laughs> 所以说情人酒店嘛，情人 love hotel 叫情人酒店。但还有一种情况呢，他也经常请老婆过来。 请老婆开车过来，因为这个我们日本人还过日子还是挺规划的，所以说，呃，今天晚上会喝，这个时候你不会不会开车出行，哎，跟老婆说今晚有可能喝，让老婆来情人酒店。对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就麻烦了。哎，这夫妻这小生活，我在香港住过一回情人酒店。 <laughs> 干什么？为什么？也是因为跟同事们这个喝酒吃饭太晚了，我回不去。 回不去，然后也没有订酒店。你香港的酒店都得提前订，对对对，对啊，我就只有满街乱找。后来我找着一家，我就进去了哈。他还挺奇怪，还控制很多。我说有没有空房？有有有空房。 <laughs> 后来我说我要住，哎，我说你这酒店怎么十二个小时？你 <laughs> <laughs> 还不知道他是干这个？我不知道他是干这个的吧？他就他说十二个小时够了。然后然后一开门进去，就像水床，我我一个人住过一回。对，哎，而且呢，他们找来一段挺有意思啊。就中国警察一般。 一般就是闻嘛，闻。咱知道美国警察是呃衡衡量你是不是喝多了，嗯，拉都能拉条线让你走那个直线走直线。你知道还有一哪个国家我忘了，还有一个是做这坐这怎么着，捏着对对对对对对转几圈，对，你知道吗？他们在网上找来这个美国警察查这个醉驾，这挺挺逗，你看看。 I need you to help me out. We're going to make it from line. Can you hold on to the end of that tape for me real tight? That's it. Set that on the ground right there in front of you. Oh!

啊，那都算酒驾，这是这就是犯法。比方说，你你车子里面，比如说我在前头开车，嗯，但我后头，嗯，有个人他喝酒，他开着瓶子，这就你开车的人就犯法，嗯，又或者你车里只有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也好，你任何一个车以只要有酒瓶是打开的，嗯，那就已经犯法了。 哦，但没办法，因为它是汽车社会，社会嘛，它整个社会人人都在开车，你必须这样。我我我还问问你们这个问题，你看你也是在美国生活过一些年啊，你在日本，这是日本人，而且你们对中国都很了解哈。到底哪个国家是爱喝酒的？你比如说，咱知道咱没法，好像咱没法跟俄罗斯比，嗯，对吗？但是比如说中国、美国、日本，就这个这个国民来说呀，到底哪个国猛的？ 我在猛的角度来看，还是中国吧，但它是一个短时间内的。对，比如说日本人的话，就是饭局先不太喝，你你吃完饭换个地方再再喝，然后再换个地方再喝，哎，末班车已经过，然后喝到早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明酒后驾驶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那虽然我我我老爸有点出过问题哈。啊，你爸出过什么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向便利店冲嘛。啊，对，他开车冲便利店，就是后来罚了很多款。 那我充店， <laughs> <laughs> 充便充店，他还候就就装装糊涂，装装装糊涂。然后我我我妈妈弟弟都是被被被被叫过去嘛，然后就说解释是怎么怎么回事。我爸爸已经不认得比比不刚才那美国的哥们儿比那厉害多了。哎对对对，所以说日本有这种情况，但但但但这是例外，这绝对的例外。一般来讲，日本人还挺自律的。就说哎喝完，然后就说回家或者喝到早上。 这样的话呢没有问题嘛，那第二天继续上班，那日本人工工作狂嘛，啊，但哎不是，但是他会不会碰见像中国这种情况，就是说出去的时候没有预计要喝酒，但是是开着车出去的这种情况在日本很少，所以说早上我我我们我老爸的口头语，今晚我会喝。 对，所以说网上你就是不用等我了，我我住私人酒店了，是吧？或者说你对对， <laughs> 或者你对对对对 <laughs> 对，中国的话很预计不到的嘛。没错没错。对，所以这种情况，但中国的短时间所以开车回去。对。所以，在在美国也是，美国喝酒是很普遍的事。对啊。他们平常下班啊，或什么，甚至中午吃饭都会喝。喝酒是，但是问题是，他那个喝酒喝的很日常化。嗯。他说吃饭一定喝点酒。 下班聊天喝点酒，晚上怎么样喝点酒？但他不会拼，就他不不猛。对，他是天天喝，但不猛，那么所以好一点。第二呢，就像刚才讲的一样，他们如果真的要猛喝那种大喝一顿，他通常都是预知到的。对，哎，你看这就反映咱们经常是临时，对，临临临临时起兴，他是顺治顺治的文化啊，全这个日本没有，日本没有，日本没有，第一第一杯干，其实他都是随意的。 那中国人那那东北那那全都是劝酒的，是是吧？ 对，或者那种拿那个像像像什么哪地方是河南还还还什么样，就一个小盘过来吧，三个小杯吧，对吧？就我一杯你三杯那种，对对对对吧？我干了你随意， <laughs> 我干了你随意，制造面子上的 <laughs> 面子面子上的压力是，对吧？而且你看中国人喝酒啊，最爱聊的，我发现什么呢？你瞧不起我还是瞧不起我？ <laughs> 你喝一杯，瞧不起瞧不起。哎，我怎么觉得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你瞧得起瞧不起我的一个民族啊？ 对，而且我常常不明白为什么喝酒跟这个事是有关的，你说是吧？哎，嗯，就是会跟瞧不瞧得起人有关呢。就是你要不跟我喝到醉倒啊，嗯，你是瞧不起我，我的尊严受到了侮辱，或者成不了哥们儿啊？是对，成不了那我所以，我我每次很尴尬。到地方政府呢，地方政府请我喝嘛，然后如果我不喝，哎，加藤先生你不尊重我，你到我的地坛，你还有一个，还是日本啊？你不尊重咱中国人规矩，所以中国人的这个酒文化是很不过，很非国际化的。 哎，有点就是自我为中心的这种。那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不得不指出这一点。哦，不得不指出这一点。 <laughs> 受害很严重。对，枪枪再见，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他们跟我说，这个美食专栏作家沈鸿飞说，一周一个饭局是正常人，一天一个饭局是大红人，一天三个饭局。 交际花， <laughs> 一天很多饭局，餐厅服务员。鸿 <laughs> 飞其实也不太喝酒的，啊，就我觉得很多美食家反而喝酒上面他会很节制，嗯嗯，因为他知道，因为所以这你就看得出来了，喝酒这个东西啊，呃，大部分喝酒喝得很凶很猛的人，他对味觉其实不敏感，没错，到了最后，其实他连喝这个酒的味儿他也不敏感，哎，他基本上就是求醉。 就像你刚才讲说，为什么呃大家不陪你醉，你就觉得你没面子、没尊严？我觉得可能有点像对中国人喝醉酒来讲啊，可能有点像日本以前，现在可能这也淡，就像以前日本大家一起泡温泉、去风里、去洗澡一样。对，就是你看洗澡吧，大家衣服都脱了，泡在池子里头，坦诚相见，嗯，那是最赤裸的一面拿出来了，对，然后这就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了。在中国人看来，酒后吐真言嘛。 就喝到最后都垮了，什么难看的相大家都见着了，嗯，这是最真纯的一面。我如果比如说一桌人大家喝，就我们几个喝到最后难看了，你们都清清醒醒，你说这这是哥们吗？嗯，没错，对吧？说这一点啊，我有时候经常弄得我很囧，你知道吗？嗯，就是有些个吧，比如说初次见面，他这个人呢，大概是很豪气冲天，很很很粗豪，对吧？我有时候弄不清啊。 该怎么跟他这个说话？对，比如说啊，他喝醉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得跟我一块儿出丑。对，所谓解放天性，你得跟我一块儿解放天性。可是老实讲，咱们甭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就算我是这样的人，咱们俩初次见面，我跟你也不熟，我经常碰见这个人，这个人在那儿这这喝喝酒哈，说，我跟你说，你别装。 弄得我也很尴尬。你说我这就说你不要装啊！你你你你装什么呢？是吧？你你就是就是说这这咱不都是人吗？我是我没否认咱都是人呢，但是我跟你客客气气说话就不行吗？他好像觉得这不满足，他非得你要喝的跟我一起去他娘。嗯，他觉得他这不是我是看得起他了，还是说你要弄得我很尴尬？ 我说咱也不熟，就是来谈事儿的。你干嘛？你你你你你要干嘛呢？这不是咱们都是人吗？这咱们都都是动物吗？ <laughs> 为什么不把动物面表现出来？但是我觉得这这还有一点，就是你说到这种要坦诚自我，这个真我到底有多真，我是很怀疑的。其实恰恰我觉得很多人以为酒后，嗯，你你你的真实一面出来，可是我不认为。我认为一个人在酒后出来的那个面目，是个非常态的面目。嗯啊，对不对？ 正常的人的所谓的真我不一定是这样的。哎，在日本我们讲谈生意就是在酒宴上，就是找女人必须这个这酒酒后嘛。哎，这这这再说一遍，就就是谈生意是这样一层。谈生意就是酒后，他可以说真话。哎，我就是想跟你谈生意的。但日本人、中国人都是爱面子，就是说人际关系很复杂嘛。对有时候很很打开那层伪装，对对，好说真话。对，所以说谈生意就是酒后是好的，他是真诚的，但找女人不一样。 就是找女人的时候，男人就是酒后往往说的是这种，就是说不是真话，而是说哎，就是我要故意的什么找女人，我是有老婆还隐藏。那就人嘛，男人嘛，那那喝完酒，那之后呢，你变得很嗨嘛，啊，很嗨了之后就是说你什么都忘记嘛。那这样的话他也会犯错误嘛。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喝完酒后就是说这个这男人不能相信。 哦，这么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把这个生意和女人把两者比起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可信，什么是不可信。但是但是你知道，这很有意思。有的我说有的不是全部啊，有的中国男人，他喝了酒啊才有找女人的勇气。哦，你明白吗？这个人平常看着我，我也是，你是吧？他是酒壮，他是酒壮色狼胆呐。对对对对，他喝了酒啊。 他才敢于跟女的搞点类似于性骚扰的玩意儿，嗯，你看平常他还不敢，对对对，你知道吗？而且我就就就是觉得这个为什么我老说老是瞧得起瞧不起瞧，我有时候觉得酒桌上碰见一些人呐，我怀疑啊，这个人是不是心里啊有着深深的自卑感？哦，是不是太自卑了？就比如说啊，我这我经常碰见这样的人，弄得我就是说是很尴尬，嗯，因为什么呢？咱们这萍水相逢，这好好说话嘛，他不啊？ 他喝，他让你喝酒，你要不喝呢，他不是觉得你瞧不起他吗？嗯，你瞧不起他，他就开始说了，他这他这开始说，哎，说说说，哎，你别装，哎，什么什么的哈，说那个谁谁谁的儿子，嗯，我都跟他喝过酒啊，是不？某某某个什么名人或者领导人，甚至说成龙，我都跟他喝过啊，刘德华我也认识，是吧？刘德华的妹妹，刘刘刘德华有妹妹妹？我们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啊？你你你你放松一些，你放松一些，你不要跟我这样，嗯，哎。 就弄得我很，我就不爱跟他们吃饭，你知道吗？我说你这是什这什么呢？这是，我觉得是不是自卑啊？就是怕人，嗯，瞧不起他，还是什么呢？你说这种心情呢？我也有，有时候有，因为就是说对 <laughs> 对对对，因为就是说你被被瞧不起嘛，所以说必须得喝，我不想喝。 那就是非得要喝，那这这种文化在日本是没有的，可能就是中国在这点上呢，就是说更从一个面子，你瞧得起瞧不起，我认谁，就是也是有时候光本位嘛，就是说我认什么人，我认什么名人，嗯，现在就追追星追追风嘛，这种情况下呢，那酒变成就是说炫耀自己，对，或者被或者被炫耀的这么一个关系，嗯，酒文化变得越来越复杂，哎复杂，它影响价值的什么？这个里头还有一种文化，在前一阵我看手机短新闻上有一个说有个英文词儿叫什么 name。 dropping 啊， <laughs> 我可能就名 dropping， <laughs> 哎，那就就意思说，拽个名，儿，拽个名儿。哎，你说梁文道，他谁都认识，他跟谁都不是外人啊。啊，文道，我我就就我们这昨天刚在一块吃饭啊，谁谁谁，怎么怎么，我们一起打打打打打过球。等等等等，你在酒桌上净碰见这样的人，但是。 我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状况，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来来来来来写，跟你说谁跟我很熟，他也跟我喝过，嗯，这就表示他跟很多人都掏心掏肺过，嗯，呃，所以他这个人是很值得信任的，嗯，他这个人是很有办法的，你也跟他掏心掏肺这么醉一回的话，那你也是跟他有是哥们的话，那他也会对你很好的，你会你看他这么多人跟他熟，所以也对你有好处的。 这个东西啊，要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啊。咱可以想想这个《水浒传》，感觉说是不是中华民族过去有这么一种叫性情中人的传统？嗯，那萍水相逢不认识的人，嗯，咱们怎么能把性情给显出来呢？酒精也许可以让我们，嗯，性情大暴露。对，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我们取得一种很嗨的、很干嘛的这个很共鸣啊？就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这个这个距离，这有一种可能。 但是你往坏的地方看呢？对，哎， <laughs> 就是坏的。对，从坏的方面来看呢，就是说那造成很多的问题。那就是说你非得要喝酒。那从一个国际友人的角度来看哈，那我们是很难适应这种文化的。就是一很复杂，二我们喝到什么程度？要要不要干？然后你干的时候又得怎么又得敬酒，还乱七八糟的。这样的话会涉及到人际关系。哎，昨天那么好，但我们哎非酒的这个场合呢？ 那又不知道怎么跟他拉拉近关系，那这样的话就说人际关系、职场文化，包括就整个的一个交往的过程中，那我是很尴尬，就是不知道现在真的太太复杂了。围绕这个酒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像这几年我基本不喝酒，嗯，我也会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你根本不喝，我根本不喝啊！那很多人也会说，哎来来来，我们先来大家敬一轮吧，梁先生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哎，非常抱歉，少大家些。我是不喝酒。的，哎，怎么不喝呢？ 然后我这时就会说，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或什么，我什么？那你通常这么讲几个原因：宗教信仰、身体原因，大家还真不劝你。嗯。但是呢，这么做会不会使得这个人际关系破坏掉呢？有有吗？我觉得反而不会。我觉得是怎么样？你是划线，嗯，在划线，就是说我们。 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来建立我们的关系，而这个方法是一种非传统中国式的方法。嗯，传统中国式方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互相给了面子了，坦诚相对了，酒后真言了，这是哥们了。嗯，我不太喜欢跟人做这种哥们。嗯，我们就干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你请我来演讲，我们现在要谈点什么事儿，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嗯，我们的关系就这么清楚。嗯，就局限，我们不要再超越这条线。那有的是很要好的朋友。 那我们就多谈一些什么别的事情。我我觉得不喝酒，在酒桌上拒绝喝酒，其实你是某种表态。这个表态不一定是不给面子，但是这会逼你要用别的方法建立一种有界限的关系出来。其实我觉得啊，中国也在变化，我也觉得，对吧？有一些人开始懂得互相尊重了，对吧？其实呢，我有的时候我也不是说不想喝，嗯，但是呢，你不敢开始，那么因为他就他不尊重你个人意愿，对，你本来喝一点点儿。 挺好，就像我那天看那个蔡澜先生一个微博啊，他说你一个喝酒喝到呕吐啊，那个玩意儿就比较低级，对吧？说啊，你要喝到微醺，快乐的灵魂飞起来，这个是能享受喝酒的乐趣。嗯，当然你是宗教理由了，但是我现在也感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一个很更好的理由，这就是我开车呢。江 <laughs> 山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加藤问题不大，你有个很好的护身符。嗯，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都很尊重国际友人。没错，嗯。但我最近就是说，上一次回日本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要跟一个哥们儿要谈非常重要的问题。后来呢，我带着一个中国的文化，哎，咱们喝喝喝一喝， <laughs> 是吧？然后他说，他后来他我我丢了几个朋友，我丢了几个朋友，因为我不要跟只只在喝酒的情况下才说真话的人。 哦，你那个日本朋友，日本朋友对我说，呃，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是他就是你，这太中国了。那这我我带这种中国的酒文化反而被人拒绝了，就只在喝酒的，他说他不要交一个只在喝酒时候才说真话，说真话的。那后来我丢了珍贵的朋友，对，所以说还是就是说有办法，就是说还是换个方式。没错，因为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外国人啊，对，你你其实有个很好的护身符，而且我觉得呢，有时候你在中国各地这么跑啊。 你也不要跟他们混的太哥们儿，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大家这么喝醉之后，他真把你当哥们儿时候，你有时候很多人情的牵挂或者怎么样啊，你你你真的要说话或做事啊，会会很多的牵绊。没错，我对文道这很有感受。我有一句肺腑之言啊，当然也可能是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封闭哈。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人情啊淡一点比浓一点好。没错，咱也不是君子，但是之交淡如水呀，实际好。 弄了半天，因为你太热了呀，一凉啊，这玩意儿就寒凉，难你说就不好了，反而搞坏了。你大家先预设，咱没那么近呢，稍微有点温暖就觉得很暖，真的。甚至于包括我跟你说，一家人之间，你搞得那么样的这个这个腻腻歪歪、生拉撕撕扯，你最后发现往往都是悲剧。对，而且你以为很多人是抱着实用主义，说我酒桌上我跟他拼一回，我们俩就哥们儿了。 今天这社会，人情薄如纸啊！对啊，你真有事儿求他的时候，你不付出，人家一般情况下没什么。家的，你回头看看以前我们，嗯，孔子就讲过嘛，君子之交淡如水。下一句是什么？很多人都忘小人之交甜如蜜哎，真的是，嗯，你很多时候最后闹了纷争啊，你想想看，嗯，不是因为你们疏远，是因为你们靠得太近了。 对，是不是？就日本人喜欢这个，对，还是这个，还是这个，还是这个 <laughs> 交往还是要正常一点，就是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说保持距离感嘛，就是不要就是不要一到二，也不要走那么近，还是一个保持一定的距离。哎，保持距距离感，其实就包含着一个。 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对对对吧？您喝不喝酒？咱最好就是就是个宾主尽欢，嗯，大家都高兴，对，这样呢，这也放松了，对我也可以真喝了，嗯、但问题是，中国太大了。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到一个地方城市呢，县城那不行，没错，那那我们摄这个孩子，对我来讲最。